第九十九集，林和熙低下头来，重新看回自己手机上的工作邮件。他在美国的上司临时给他发来了新的工作任务。大约一周以后，他所在的城市里将会举办大型的时装发布会，公司里也会派人过来。上司希望他能和那位外国同事一起参加那场发布会。林和熙垂眸思索片刻。 开始给上司写回复邮件，丝毫未察觉到油虫已经走向自己。有时空错乱感的，并不只是林和熙一人。油虫亦下意识的朝他走出几步，直到视野内清晰的显现出林和熙手机上是工作的邮箱界面，而不是眼花缭乱的游戏画面时，他才骤然回过神来，情绪不明的看向面前的人。 林和熙仍在专心致志地低头回邮件，深蓝色的毛巾罩在他头顶，毛巾上有些地方已经被水洇湿。从油虫这个角度看过去，只能看到他露在毛巾外高挺的鼻梁和轻抿的嘴唇。与林和熙相逢的这几天里，整整压抑三年多的情绪又有破闸而出的迹象。此时，在林和熙毫不知情的情况下。 油虫落在他鼻尖和嘴唇上的视线变得愈发露骨和难以抑制起来。他慢慢弯下腰去，察觉到不对劲，林和熙从手机里抬起头来，不偏不倚地望进他那双黝黑而深沉的眼眸深处，甚至模模糊糊捕捉到了油虫眼里那些没来得及收回去的复杂情绪。只是那些情绪转瞬即逝。 林和熙甚至都来不及去分析和探究，而被他撞见失态的游虫，也只是伸长手臂绕向他身侧，将握在手里的手机放回桌上，然后神情从容的直起腰来，往后退了一步，鼻尖仿佛还萦绕有从游虫周身散开的沐浴露香味儿。 在这样的心猿意马里，林和熙脑海中再次浮现出游虫那双没来得及掩藏情绪的眼眸来。舌尖无声的抵上齿关，仿佛下定决心般，林和熙猝然抬眸看向他：“你知道哪里有靠谱的手表维修店吗？”并未料到他会主动提及手表这个话题，心中同样也隐隐察觉到了什么。游虫眼眸深了深。 缓缓吐出几个字来：“你想修手表？”没有回避他看过来的目光，林和熙亦慢吞吞的解释：“我的手表坏了。”尤崇又问：“什么牌子的手表？我认识吗？”林和熙说：“你认识。”眼底渐渐起了轻微的波澜，尤崇的嗓音却依旧很稳：“你先拿给我看。” 林和熙按住沙发扶手要起身，身侧的圆桌上却传来清晰的震动声响。林和熙动作顿住，忍不住将目光投向尤虫放在桌边的手机。伴随震动声而来的是亮起的手机屏幕。尤虫的手机有新电话进来，跳跃在屏幕上的是没有经过备注的陌生号码。之所以会说是陌生号码。 是因为游虫看上去并没有要接的打算，而电话也确实就响过两声就停了。等待接听的界面瞬间消失，映入眼帘的是游虫手机上的锁屏壁纸。林和熙看到了一张照片，一张两个人坐在海边夕阳里接吻的背影照片。他没有和游虫拍过这样的照片。 只看过一眼，林和熙就将目光挪开了。尤虫不是会随意拿网上照片做壁纸的人，锁屏图片里的人一定是他。已经朝前迈出一步的林和熙，此时又不动声色地退回了原点。他从沙发里站起来，发现尤虫还在看自己。与其说是在看他，不如说是在观察他脸上的神情变化。 没能明白对方的意图，林和熙绕过他走向摆在墙边的行李箱，同时也错过了身后人面上掠过的淡淡失望。他从箱子里找出一块手表，起身递给尤崇。看清手表的模样，尤崇眉间浮起不浅的韵色，这样明显的情绪转瞬即逝。 压下起起伏伏的心血，尤虫咬字清晰的开口向他确认：“是这块手表。”林和熙道：“是这块。”尤虫沉默片刻：“怎么坏的？”林和熙道：“在水里泡坏了。”尤崇险些被他的话气笑：“今天掉进温泉池里坏掉的？”顺着他的话，林和熙面不改色的撒谎：“是啊。” 尤虫是真的有些气上心头，没有再追问下去，将手表握在掌心内的力道却不自觉的紧了紧，平复心情后道：“手表我会找人帮你修，怎么联系你？谢谢。”道完谢以后，林和熙朝他报出自己在国内的新号码。尤虫打开手机记下，口吻略显漫不经心的问：“你换号码了？” 回国当然还是国内号码比较方便。林和熙没有明白他的话，却还是在他的注视下点了点头。担心再做下去还会被林和熙气到说不出话来，尤虫也不再久留，拿上自己的东西就离开了。把人送到电梯门外以后，林和熙返回房间里，从行李箱里拿出那块被他从温泉池里捞出来的手表，对着表盘看了两分钟。 然后拿起手机查看哪里有靠谱的钟表维修店。查到一半时，陡然想起来，自己又忘了问尤虫结婚的事情。转头看向椅背上换下来的那套运动服，他拿起房间里的座机给前台打电话。酒店服务的效率极高，衣服傍晚被工作人员拿走，第二天上午就有人送回。 林和熙原本打算下午就去找尤崇换衣服，却接到朋友的电话。那位在外地办事的朋友终于回来，约他晚上到自己开的酒吧里见面。林和熙应下来，临时将晚上回来工作的安排换到下午，然后把去找尤崇换衣服这件事推后到明天。他和赵明流是两年前在美国认识的，那一年。 赵明流跟一帮朋友在美国租车自驾游，车出了点问题，停在路边。林和西和另一位美国朋友路过，恰巧和林和西走在一起的美国朋友在修车厂里工作过，帮了他们不小的忙，两人就这样认识了。而后的一周时间里，正逢学校假期，赵明流和那帮兄弟开车游美国西海岸，车里还有多余的座位，林和西也跟去玩了一个星期。 跟他们跑公路时，林和熙能看得出来，赵明流和他的那些朋友皆是出手阔绰的富家子弟。此时得知对方在闹市区价格不菲的地段开酒吧，也没有太过惊讶。然而晚上真正到酒吧门口时，林和熙发现自己还是有些低估赵明流的家世。酒吧不是什么随意进出的酒吧。 即便是在没有任何活动的普通夜晚，也有人守在酒吧门口，抱着平板核对每位客人登记的 VIP 信息。仅仅是门外这样的阵仗，可想而知每晚进出这家酒吧的客人都是什么身份。林和熙站在门外给赵明流打电话，结束通话两分钟以后，就有酒吧服务生装扮的人出来给林和熙领路。 赵明流就坐在吧台那里等他，在场的还有那些曾经和赵明流一同去美国自驾游的朋友。见到林和熙穿过人流而来，赵明流首先带头走下高脚凳，张开双臂拥抱他。其他朋友也纷纷效仿，挨个上前来抱他，然后将赵明流身旁的座位留给他。大家相互寒暄调侃过后，赵明流问他在国内待多长时间。